一个人脾气来了，福气就走了。如果你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一定要收藏。在人生中，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发脾气，或许是工作的巨大压力，亦或是琐碎的生活琐事，亦或是情绪的低谷。但你是否曾经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发雷霆，让自己深陷痛苦之中？杨帆曾说：“一个人脾气来了，福气就走了。如果你是对的，就没必要生气。” 如果你是错的，你就没有资格生气。用嘴巴伤人是最愚蠢的行为，不仅会伤害他人，也会让自己深陷在痛苦之中。学会控制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控制好了自己情绪，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。有人说，脾气大的人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伤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。因此。 如果你能够克制自己的脾气，那么在面对大事时也能保持冷静，甚至能将一些坏事转变为好事。生气是人的本能反应，但真正了解如何控制脾气才是真正的本事。正如奥黛丽·赫本所言：“人的优雅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在言语间鲁莽的伤害他人是不可取的行为。”在人生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令人不满的事情。 但这并不是发脾气的理由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学会控制情绪，保持冷静和理智，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。那么，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？一、认识自己的情绪和脾气。每个人的情绪和脾气都有所不同，有些人容易发脾气，而有些人则相对温和。了解自己的脾气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自己，避免情绪失控。 如果你知道自己容易发脾气，就可以事先制定一些应对措施，例如深呼吸、数数、离开现场等等。二、学习换位思考。星号星号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因为自己的立场和情绪而忽略他人的想法和感受。学习换位思考，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，有助于更好的沟通和交流，避免冲突和争吵。例如。 在与别人发生争执时，可以试着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，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想法，以便更好的解决问题。三、寻找情绪调节的方式。除了上述方法外，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，例如运动、听音乐、冥想、写日记等等。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缓解情绪，保持冷静和理智。稻盛和夫曾智慧的指出。 人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，你的怒气会过去，但是你的刻薄的话会伤人一生。因此，要么说善良的话，要么保持沉默。如果吼叫能搞定问题，驴子将统治世界。成年后要学会控制情绪，用温和的言语与他人互动，因为如果允许脾气失控，往往只会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控制情绪是一种人生的修行。 它不仅关乎个人形象，也关系到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和应对挑战的能力。当你学会了控制情绪，你会成为一个更成熟和优雅的人。即使在面对生活的挫折和困难时，也要保持冷静和理智，不轻易发脾气。要记住，用言语伤害他人是最愚蠢的行为。学会控制情绪，才能成为更好的人，让自己的人生更顺利。